课文四。年轻人遇到难题，常常很着急，不知道怎么办。其实，不同的问题有不同的解决办法。有些问题看上去很难，但是做起来非常简单，所以得试着做做。有些问题看上去虽然简单。 但是解决起来难极了，所以只有真正做事情的时候，才能了解有多难。不过，我们一定要相信，多么难的问题都会被解决的。生词：解决，是，真正，多么。